เป็นสุข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ต้องเห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ห็นไป่ใช่คิดเห็น ติเป็นตาในตาเนื้อไม่เห็นหน้า เห็นกาย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เห็นใจมันคิด เวลามัน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รู้เห็น เวลากายมัน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เวลาใจมันคิดเห็น เห็นมันคิด ไม่ใช่เป็นผู้คิด ให้เป็นผู้ดู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 身在动，啊，不停的啊，知道每一个动作的当下，啊，要能。 การ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ใจก็มีอาการเหล่านี้เป็นสุขก็มี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ก็มีให้เราเห็นเฉยๆอย่าเป็นอย่าเข้าไปเป็นกับมันมันสุขก็อย่าเป็นผู้สุข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ก็อย่าเป็นผู้ทุกข์苦来了，看见了，知道了，啊，不成为他，不成为那个。 每天，我们在这儿做十个动作。金喜，你的身体从早到晚不停地在动，从早到晚你都可以自然。 Yeah.

成为了苦乐。 เป็นเมื่อยเราก็เรียกว่า 酸痛当成真的疼痛、酸痛。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ลูก ถ้าลูกไม่มีอาการ ก็ไม่ใช่ลูกขอบคุณมัน มันร้อนกันนะถ้ากายมันถ้าลูกมันร้อนนเกินมันก็ไม่ใช่ลูก ไม่มีลูกมีนามที่มันมีลูกมีนามจึงร้อนเกิน หนูเป็นปวดเป็นเจ็บเป็น Espere. ยึดไว้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พอมาเห็นรูป 冷，热，啊，又不停的，啊，讨厌，好热，冷，啊，又不喜欢，哎呦，怎么又那么冷？每天，啊，就是这样不断的成为，成为，成为，啊，成为什么？成为了假象的奴隶，啊，总是认为。 ช่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ก็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นาม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ราทำไม่ใช่เราโกรธเรารับเราเกลียดเราผิดเราถูกก็ไม่เห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ไม่ใช่เราเลย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ธรรมดา ของสาพระธรรม 那么，再来讲全心。啊，有的人坐在这儿，啊，明明是一句话都没讲，安安静静的在做什么动作，可是做着做着，自己就会起身心。 ใช่สัตว์บุคคลตัวตนเราเขาจิตสักว่าจิตไม่ใช่สัตว์บุคคลตัวตนเราเขาอันนี้เป็นคำอุทานออกจากพระโอษของพระเจ้าเบื้องแรกไปทีเดียว佛陀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身就是身，身是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。 心就是心，是无人、无我、无众生。รูปมันบอกนามมันบอก มันแสดงบอกเรามันเท็จจากใไม่จริงอย่างนั้นเรื่อง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ไม่จริงก็ไม่โกรธจริงกว่า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จริงก็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จริงกว่า 从第一天就开始告诉大家，啊，大家都努力的去实践，通过你自身啊用功的过程中，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身、这个心，不断的在表演给我们看，不断的在表演无常、苦、活我给我们看。你要会，你要会看，啊，你要会知道，啊，不是。 就能悟到不是那么你要会你要真知道。เราพบเห็นไม่ใช่คิดเห็นเราสัมผัสสัมผัสความหลงสัมผัสความไม่หลง อะไรมันจริงกว่ากัน สัมผัส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สัมผัสความไม่โกรธอะไรมันจริงสัมผัส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สัมผัสความไม่ทุกข์ 我每天不停的在用功，通过自身去实践去体验，体验什么呢？啊，生气是不是真的？啊，贪心来了是不是真的？苦来了是不是真的？苦了一会儿又变成乐来了，是不是真的？ ปฏิบัติได้ให้ผลได้ ใครก็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ด้ เปลี่ยนหลงเป็นไม่หลง เปลี่ยน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ไม่โกรธเปลี่ย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ปฏิบัติได้ให้ผลได้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苦、乐、你会生气吗？你迷，你才苦；你迷，你才乐。你是迷。 馒头会说。那么以前呢，我们在世间是一边走，一边往前走，一边攀缘，一边生气，啊，一边苦，啊，一边沉重着，沉重的走着这条路。那么现在啊，我们来学习啊佛陀的教诲，来学习。 如何自己。 ปฏิเสธแต่นี่ก็เท่ากับเราปฏิเสธเรา ถ้าเวลามันหลง เรายังหลงอยู่ ไม่หาความรู้ไม่มีความรู้ปฏิเสธเราเสียชาติเลย มันความหลง มันต้องมีไม่หลง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ต้องมี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ต้องมีไม่โกรธที่เรื่องาหน้าที่ของเรา ปฏิบัติดีปฏิบัติตรงปฏิบัติออกจากทุกข์คือทำ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พระสงฆ์ 如果有迷，一定有不迷；如果有生气，一定有不生气；如果有贪和痴，一定有不贪、不痴。所说，这才是真正的佛。佛不是我们想象。 รมเห็นนามธรรมมักจะเห็นกระแสแห่งพระนิพพานได้กระแสแห่งพระนิพพานคือเนี่ย เห็นหลงมันก็ไม่หลง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มีทางไปเนี่ย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มันก็ไม่มี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ด้คือทางเลยเห็นทุกข์ก็ต้องไปมี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เป็นทางแบบนี้เราไม่ต้องจนหรอกนะ sure ธรรมนามธรรมลูกมันทำดีลูกมันทำชั่วมันเป็นลูกทำนามธรรมได้แต่เราจะใช่มัน ถ้าเรามีความรู้เราไปใช่ถูกต้องให้มันทำดีให้มันคิดดีให้มันพูดดี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ตัวู่ลูกทำนามธรรม这个身啊，这个身体的身啊， 可以做很多事情啊，他可以去造恶业，他可以去在贪嗔痴里不停的造恶业。那么我们有了决心，知道自己以后啊，刚才作者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，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啊修一些善业啊，我们可以修功德，可以修福报，这个身可以用它造业。 修功德、修福报，可以用它做一些坏的事情，也可以用它做一些好事情。当你看到了啊它，不管是做好的还是做坏的时候，它都是假的，别把它当真。当你看到了这一点的时候，它只是啊身，只是身，啊色。 只是色，那么你会利用这个假的色身去修那个最真的东西，去修那个人世间啊最最宝贵的东西，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点。在那边，想来都得啦，想来都得啦，想来都得啦，想来都得啦，想来都得啦，想来都得啦，想来都得啦，想 แบบนี้เรามาลู่ลู่ทำตามหรัให้มันคิดสิ่งที่มันถูกต้อง ถ้ามันคิดไม่ถูกต้อง เราไม่คิด เราจะสอนจิตของเรา เราจะสอนกายของเรา แต่ก่อนมันสมสอนโสเกนีจิตธรรมดาคิดอะไรก็ได้บบนี้เรารู้ว่าเป็นเป็นรูปธรรมนามธรรมเราใช้มันให้ถูกต้อง ทำดีคิดดีพูดดีได้ 做它，录它，拿它。那么，你现在学习如何知道？如何跟觉性在一起？那么，不管你的身、口、意啊，都是跟觉性在一起。身体做的，是好；嘴里讲出来的，是好；心里想的。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心里想，啊，这个心里呀，突然出现不好的，知道，马上轻松的回到当下，让它都变成好，啊，不要再跟着这个，啊，所谓的这个心，这个假的心，这个虚幻不实心，啊，再去。 คิดคิดขึ้นมา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ก็มียังคิดอยู่คิดขึ้นมานอนไม่หลับก็มียังคิดอยู่ไม่อยากคิดมันก็คิดเพราะไม่เคยสอนตัวเอง以前啊，我们一件事情可以想，可以在思维一整天，甚至一整夜。白天思维。 晚上睡觉睡不着，继续的。 แบบนี้เราไม่สติ เป็นเจ้าของจับ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าใช้ได้ให้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ันใช่เรา แต่ก่อ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ไม่ใช่เรา ไม่อยากคิดมันก็คิดมีไหม สังขารไม่อยากคิดมันก็คิดเองมันคิดเอง อันตั้งใจคิด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แต่ไม่เคยสอนเลยใน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เวลามันคิดไปที่ไม่ตั้งใจกลับมานี่กรรมฐานกรรมานสอนมาแล้ว มันคิดอีกกรรมอีกสอนแล้วถูกสอนแล้วความคิดจิตใจที่ถูกสอนก็รู้ขึ้นมารู้ขึ้นมาใช่ไหม你没有 要去思考那件事情，他就不停的在思维。尊者说，把这样一个念头叫做偷偷摸摸的念头。他偷偷摸摸的来，也会偷偷摸摸的走。为什么？ 切都是生命啊，感恩他，学习他。 ชาสักดิ์ิิจริงๆเปลี่ยนหลงเป็นรูปเปลี่ย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ลี่ยน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ไม่โกรธ เปลี่ยนความชั่ว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ดี เปลี่ยนบาปเป็นบุญ ได้จริงๆ กรรมฐานอะไรจึงเป็นหนึ่ง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บอกว่า เอกมรรคคือสติปัฏฐานเทศ 怎么知道呢？就是这样，啊，来了，知道自己；来了，改变自己；啊，来了，活在当下，自己教自己。啊，尊者用一个词说：“什么是最神圣的？就是自己会教自己，自己知道自己。啊，的所有的身心不断在变化，这件事情是世界最神圣的事情。跟自己的觉性在一起，时时刻刻知道自己。” 是不是这个心念又正确了？是不是又迷在苦和乐里面了？这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事情，啊，也是佛陀教的，也是佛教的精髓就在这个地方。跟觉性自然在一起，时时刻刻保持觉性。เอคมาคาหนึ่งมาเลหนึ่ง ไปผู้เดียวเดินคนเดียวไปถึงที่เดียวกัน ใครเดินทางนี้ไปที่เดียวกัน 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ปฏิบัติ ถึงจุดหมายปลายทางได้จริงในหลักของ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这是佛陀教我们的啊，只有这一条路。 大家听清了吗？只有这一条路，没有其他路，就是知道，知道，保持决性，跟决性在一起。只有这一条路，这跟国籍、宗教、性别、年龄没有任何关系。只要你是一个人，你就要走在这条路上。如果你不走在这条路上，你就迷，你就苦。只有。 这一条路，在自己的心地上下功夫，不停的治疗、治疗，没有别的路。尊者说，如果大家都走这条路，不管你修道中山，还是你修其他的法门，最后你都在一起，大家都会碰面，最后啊，所有的人都像同一个人。 局限性的所谓的宗教，这是一个人啊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而必须学习的东西。เทมาที่นี่ไปที่แบบนี้ก็ตายคือจะบอกแบบนี้มาบอกให้ทำไม่ใช่ช่วยท่านได้ถ้าทำแบบนี้มันก็เป็นแบบนี้ ถ้ามีความรู้ก็ไม่มีความหลงมาบอกให้ทำถ้าก็ทำเองได้ปฏิบัติได้ให้ผลได้ ไม่จำกัดกาหลงเวลาใดรู้เวลานั้นโกรเวลาใดรู้เวลานั้นทุกเวลาใดรู้เวลานั้น那么没有啊变的心的人呢啊，就是把迷变得更迷。 把苦变得更苦，那么我们来到了在这个禅堂里啊，怎用功了，就是每天讲，把迷变成知道，把迷变成知道，千万不要把迷变得更迷哦，这样你就损失太大了。啊，长老说，如果把迷变得更迷。 只有一个空空的躯壳，躯壳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每天讲了，不要再迷了啊！不要再像一个鬼，像一个死人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醒过来啊！做一个真正的人。佛陀教我们是这个东西啊！佛陀教我们不是一些虚啊、虚幻的啊、形式上仪式的一个东西啊！大家还清楚这个？ 然后要实实在在、老老实实的去做。嗯，ยากไปแต่ก่อนนี้เราเป็นสุข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ราออกกายเป็นสุข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เรื่องกายเรื่องรูปต่อนี้ไปถ้าเราเห็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แล้ว เราจะไม่เอาการเป็นสุข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 平常我们常常啊听人讲，然后自己也常常啊会看到，就是断恶修善。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坐在这儿用功，在自己的心地上下功夫，这下。 是真的断恶修善，因为字面上的断恶修善和听到的断恶修善，真正的在实践的时候做不到，一个念头来了，就骂。 你如何不贪嗔痴？当你找到了、看到了这条路的时候，你应该去告诉更多的人。这就是我们讲的真正的菩萨，去告诉更多的人，你知道这条路。 ความเจ็บ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เจ็บเป็นเจ็บ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ตาย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ได้เลยเรื่อนี้มีทุกข์ของวิธีฝึกเรื่งนี้จะเหนือเกินเกิดจ็บเจ็บตายได้ถ้าเราฝึกเรื่งนี้ไป每个人都是生老病死的啊！你这一生多么有意义啊！你寻找到一条 超越生老病死的路，那么去告诉你身边的人，让他们也不苦，让他们也能走在这条超越生老病死的路上，那让他们也能彻底从自己的啊贪嗔痴中跳脱出来。 ถ้าม่มีดึงจากเราก็ไม่มีส่วทุกคนรับหนึ่งจากตัวเองทั้งต้นจากตัวเองก็สงบร่มเย็นทันทีเช่น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แก่ความเจ็บความตายแล้วไม่มีใครไม่มีใครตอบได้没有就 自身做起，以后才会有两个人、三个人、四个人、五个人，甚至更多的人，都能找到这条不迷、不苦的路。啊，那么，那么，那啊，大家可以试想一下，大家都知道自己啊，大家都不迷，都不苦，这个世界美好，吗？啊，这个世界多美好啊！这就是佛陀教大家的东西，也是佛陀希望。 每一个众生都能真正的学会。 ระเจ้าปู่พระเจ้าย่าพระเจ้าตา พระเจ้า ยาตอบไม่ได้เลย สมัยนั้นสิทธาะอายุพระชนอายุสิบหกปีสิบหกพรรษา จึงเป็นการบ้านของพระองค์ศึกษา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จะตอบ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หได้จึงหาคำตอบจนตอบได้ไม่ตัดรูปเป็นพระเจ้าเพราะสุดขัดอันนี้ 佛陀是人，跟我们一样，都是人，有血有肉的人，有身有心的人。佛陀从十六岁开始就开始研究，就开始探讨、探究如何找到一条超越生老病死，的路，如何能不生不老不病。 我头已经两眼晕。 มาสู่ประเทศจีนมาสู่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ไปทั่วเอเชีย เพราะคำสอนเนี่ยมีก็มีบรรพบุรุษของเราที่รู้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ท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จีนนี่ก็อย่างน้อยก็ต้องมีเว้ยหลักหลวงตาเคยไปจากท่านรู้สึกว่าชอบทางไทยก็มีทุกวันนี้ 佛陀告诉大家的东西，不仅在印度有，在泰国有，在中国也有。尊者对我们的六祖慧能大师非常非常的了解。 刚才尊者说：“虽然不会中文，不会汉语，但是六祖慧能大师的故事，从头到尾，都清清楚楚。那啊，上一次去年一月份的时候，长老啊有去到南华寺啊，有去啊给六祖慧能大师的真身顶礼。啊，阿白尊者说，尊者很。” 能够去到南华寺啊，那么佛陀讲的东西，佛陀讲决心啊，六祖慧能大师也讲，在泰国，在万里之外的泰国啊，我们的东东禅的导师宝都田尊者也讲，讲的是。 直接从心上下手，下功夫。也者说，这个东西不是属于某一个人，也不是属于印度的，是属于全人类、全世界，是属于所有。 把我们的这个身啊当成一本最好的教科书，把我们的心啊当成一本最好的教科书，就是这两本最好的教科书，这两本最好的经典啊，大家好好。 去探究，好好的去学习一番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大家每一位都是大学生。啊，好好的研究一下这本身、这本新的经典，啊，这本身、这本新的教科书，到底是不是佛陀讲的无常、苦、无我？啊，到底觉性能不能带领我们超越生老病死，超越一切？ 能不能让我们达到一种真正的没有苦的境界？他觉得他到他们那边有甘玛坦，后前后都是多，也全都不是多，那完全的木。今天讲过一次，再讲一次。佛陀在。 悟道的当天，佛陀坐在菩提树下。佛陀知道自己。啊，佛陀站起来。啊，佛陀知道自己。啊，佛陀啊，吃东西啊，洗脸啊，佛陀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佛陀知道自己。啊，手动知道自己，脚。 行走，知道自己就是这样。到了啊，一睹明星，然后啊就啊开悟，就是这样开悟，时时刻刻知道自己，时时刻。 那么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在中国也在教，在泰国也在教。在泰国呢，这个禅修的部分占了。 整个佛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部分，啊，在泰国啊，各种各样禅修的寺院，只是禅修的寺院非常非常的多，啊，进来每天啊，除了禅修就是禅修，所有的人基本上做到静，不讲话，少讲话，啊，那么，尊者说他们的寺院刚刚。 结束四十天的闭关，啊，那么就飞来了这里，啊，飞来中国，啊，不是来拉着某一个人去涅槃，佛陀啊，尊者不能带我们去涅槃，啊，尊者说只是来告诉大家，啊，来给大家指出一条能够超越虚妄的。 那我师父领进门，修行还是在个人啊。谁用功，谁就走得快啊。那谁不用功啊，荒废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，真的是可惜。 ศึกษา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ได้ตามที่หลวงหลวงตาได้ไปสองผัหลายประเทศ ก็อยู่นิวยอร์กคนคนจีนอะไรก็อยู่ไต้หวันญี่ปุ่นอยู่เกาหลีอยู่สิงคโปร์ก็มีคนจีนตั้งใจจริงๆจึงอาศัยพวกเรามาศึกษาดู每次 来到中国，看到中国人，啊，张老说都会有个想法：中国人很棒，太棒，中国人很能吃苦。啊，张老说泰国人不是很会吃苦，因为泰国整个这个民族，他们生活的很安逸。 是美国的华人啊，来护持啊，来组织禅修啊，走到哪？ ซื่อมีสติซื่อซือมันหลงโลาเห็นมันซื่อซือมันสุข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ให้รู้ซื่อซืออย่าให้มันมีค่าสุขก็เป็นรู้ทุกข์ก็เป็นรู้ไปไม่เสียหาย 像长坏毒这样。那么这条路呢？是佛陀告诉我们的。佛陀在两千五百年前告诉我们的。不积德，终成恶毒孽。佛陀告诉我们的，不是让我们背下来，不是让我们只是用嘴巴讲一讲而已，一定要。 实实在在去做。ปฏิบัติได้ให้ตรงได้ให้ชัดขัดการ。那么每个人都能学会，每个人也都能做到。做佛法让佛经显灵来代替佛路方便。每个实实在在、老老实实的去做的人，一定啊能够看。 能够知道佛陀讲的是什么啊，佛陀走的路你也可以走。是事情，必须不断摸索出来。我们希望去撸啊撸，摸啊摸。不停的，啊，知道，迷了，知道，苦了，知道，啊，生气了，知道，就是这样，不停的知道。 自己知道，自己看见，自己走上这条悲苦的路。